锵锵三人行。 哎，李艾，哎，李艾现在在我们镜头里显得越来越漂亮。我化妆师有了更多的经验了，对。啊，不如说我们的导演有了更多的经验了。那光打得更好了呗。确 <laughs> 是是，所以马先生啊，在我们这儿倒是越来越显得苍老了。没有没有，我这没化妆师。 <laughs> <laughs> 这个马先生啊，这个经常跟很多达官显贵打交道，嗯，我是比不上的啊。嗯，但是呢，比不上。对我近两年发现啊。 过去，你比如说，咱要说贪官，是吧？我觉得离我很远。嗯。但是现在，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贪官的脚步正在向我接近。 <laughs> 因为这，因为就是说出来的这个贪官呢，就是已经有我认识的人了。哦，真的？那你们刘志军。哦哦。你要刘志军出事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哎，我们有个采访团去过铁道部。”嗯。哎，我跟刘志军这个说过话。呃，一个餐厅请我们那个吃饭，我都记得。 然后呢？最近又出来一个张曙光，是铁道部的这个这个，还是个副总副总工程师？哎，我看他的照片呢，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呀，哎，我应该跟他也会过，也吃过饭。 好像就是那次啊，刘志军领我跟刘志军没有任何关系啊， <laughs> 我这么穷，我就我我就是我们去采访中国高铁建设，就是那个到天津的那个那个那个叫动车呀还是叫和谐号，就和坐，当时就是刘志军领我们去参观，然后有一个说哎请我们什么总工程师啊来跟我们讲，我记得这个样子，就是好像就是张曙光，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爱将。 对，我记得当时他还给我讲说，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先进的减速玻璃。你知道什么叫减速玻璃吗？就是那个和谐号，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动车呀，如果非常快的情况下，你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视力啊，看不见，不是会晕的哦。所以减速玻璃是让你看着没那么快，没那么那么眩晕。你看，我有这个印象。但是你看，离我这么近的人。 都已经，而 <laughs> 是你觉得近， <laughs> 他觉得一点都不近，人家根本不认识我了，对吧？但是最近这事儿啊。 你你留意张曙光的新闻吗？嗯，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呃，我问问你，这个女孩子，你你你你知道什么？就是说，你对她的事儿留在你脑子里的是什么？就是，反正大家对这个事儿的一个比较大的评论，就是说现在这个腐败，这个学术界的腐败哈，然后怎么层层层层的这个，呃，这个人是怎么当上就是现在这个坐上这个位置的哈？他的学术的这个各种论文是不是也有腐败？反正。 比较讨论是关于学术上的这个腐败的那你还行，我以为你注意的会是情妇之类的问题。 <laughs> 哎，那些已经注意过了，就是他已在我就是他，因为之前的那个贪官都跟情妇有关系，所以就就已经这这根弦已经不在那儿了。以前比较注意这部分，你看。就说这个，他就想评这个院士，嗯，因为他有了院士呢，这个话语权呢。 不一样，你完全不一样。你别看都是总工、副总工程师，对啊，院士。但是呢，好像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好比说跟呃地方上，比如说武汉某个公司的哎总经理，就是好比说你有一种生产一种机车，嗯，哎，你就你就说他后来啊，好像这个张曙光交交代就说呀，说比如说有一种有一种机车，有一种列车，他说呢，我呢实际上呃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只是提了一下，嗯，他说最后可能是刘志军选择，哎，这个车我们要，嗯，他说我只不过是没没阻拦那意思，但是实际可能就为了这么一个事情，嗯，对方可能就得几百万给他，而且有些时候他发展难兄难弟，你看有的时候我看啊，他跟其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办公司的这么一个老总，说两个人呢都是搞技术的。 在一起啊，就唏嘘不已。嗯，开头是有受贿啊、行贿的情节，但到最后呢，变成了这个情谊节的那个情节。嗯，就是说这个老总呢得了癌症了，嗯，对人生很悲观。嗯，可能俩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就说我们这个搞技术的，怎么就不能这个当院士什么的？我就全力的，就好像成了自己这个遗愿，就是我就要帮你，我就要帮你，我给你投钱啊！你我就要帮你当院士。 他这个，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因为院士得说清楚，他是两院院士，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还一个是中国工程工程院。啊，两院院士呢，他在中国的这个就是每年的这种宣传和评选当中呢，他最早都是科学家，他是一个社会荣誉。后来他逐渐啊，就中国这事儿都是逐渐演变的，给人感觉他有一个政治待遇。 嗯，这就坏了。嗯，那政治待遇他就会不不一定是靠你的技术能力去去申请的。所以从已知的情况下，因为这次说院士这事儿是不是谁说的是张曙光自己说的啊？他在法法庭上他是受贿钱，那个钱是四千多万嘛？嗯，四千多万，今天当然大家都觉得呃不算什么了。有人说你四千多万买个二手房都未必买得起， <laughs> 也不算什么哈。但是问题是他在。 这个法庭上说出一句话，所有人就愣了。他就说：“人家你拿钱干嘛呀？”他说：“拿钱为了说这个这个院士院士要需要花钱。”那他这一个就不是说 <laughs> 不是连累一个人了，他现在就变成连累了院士这个称谓了。嗯。呃，这次呢，我觉得他这个院士啊，他两次评，一次好像是零七零九嘛，他差一票，他我觉得真是万幸，他差一票没进去。嗯。他要是。 这一票得了，他要进了，他在法庭上再说这事儿，那就把就把这，就把这两院院士全给拖累了。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里肯定是有是凭本事的，嗯，而且他说了这个三十多个这个机构嘛，一块儿同时发力，嗯，就是帮他评，因为刘志军对这个事儿很很很在意，就说一定咱得评上，因为评上去，你看。 他评上去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了，他就变成一个荣誉，这荣誉就带有政治色彩嘛。说铁道部不能评不上嘛，所以就通过了各种关系。那肯定你想想，他只要发力，他就是花钱，花谁的钱呢？一定是花大家伙儿的钱，不是他自己的钱。嗯嗯嗯，除了他自己还要私下花的钱，就公开花钱的事儿，今天更不能说什么了。 所以这个这个两位院士呢，就所以呃，就这次在这个这个刘志军案呃不是这个张曙光案中呢，就显得特别突兀，就是甚至大家都忽略了他为他那受贿那钱干嘛了，他过去的房子什么，大家好像都不太注注意了，就注意到这个这个这个称谓。按理说这个称谓是个很空的称谓，这什么院士院士。啊 他有实际的权利吗？没有什么权利啊，他就是说起来顶多是有点，就是你是院士来了，你就就比较厉害就厉害，就跟。 就跟国这个文物这行的，就是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对对。上次那个金缕衣被鉴定的都是好好几个是国家鉴定会委委员，他就是个荣誉嘛。没错没错。他又不多发工资，他又不是什么，他就是个社会。因为我我对这一块啊，我说实话，我真的是太外行了，我不是那么懂。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儿，就是也有朋友聊天说起哈，说为什么现在这些搞技术的哈，他特别在意这些。 称谓啊，特别在意权力。他说，因为现在在中国的有些行业，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专业的行业里头，我不知道铁道部是不是哈，就类似于像这样的，听起来科技含量特别高的这种行业当中，所谓搞技术的人，其实他并没有。 决定权，按理说我们听起来都应该是真正有学术研究、真的懂这个东西，他是有决定权。比如说买这个螺丝，买这个什么，是吧？按理说应该是这种搞技术的人来决定的。但呢，说其实，在很多这样类似的行业里头，搞不好其实还是行政。 就是比较大官比较大的人来决定这些事儿，所以搞得搞技术的人觉得一定要拿一点什么头衔啊，拿一点什么行政的权利啊，拿一点什么东西，他好像不然要不然他就有一种好像傀儡或者是被指挥的感觉。你要这么说，我就说一个他熟悉的这个行当啊，我经常见就说这个这个这个闲头啊，嗯，你比如说咱经常见一些个收藏古董的，或者是做这个家具的啊，这马云非常熟悉。我发现他们有一种现象啊，跟我聊天的时候啊。 就是不同的人呐，一般都供着一个，我认为是他们的神，或者是一个老专家。哎，这是什么啊？这王老啊，或者是刘老啊？我们怎么怎么怎么着？这王老、刘老啊，可能是故宫的，或者是一个也是个国家的一个什么鉴定委员会，或者某省的书法家 <laughs> 协会主席等等。哎呀，他就是，反正就是说，他这东西是真的假的。 就全是他这 <laughs> 他这教主，哗哗哗，这这说了算。平常呢，他们就供着这个教主，然后传扬这个教主，以这个教主为标准。但是，这有意思吗？他对他们某些人的商业是有意意思的，就是。 你比如文物这个行业啊，跟这个跟刚才说的铁道部完全不一样。嗯。它这个行业就是它这个东西的价值呢，它有时候对对一个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去肯定一下呢，它价值就体现不一样。那经商的人他很愿意拉大旗做虎皮，而且我们现在国家形成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风气，就是呃，大量的人因为也无法去辨识他的能力。就我们说，你让我们评判张曙光有多大科技能力，咱他妈什么都不知道，连是吧？记者们也不清楚，但是。 你能够认定他有什么能力，他肯定评上院士以后，那所有人起码有一个感受，这人至少得有点本事吧，要不然他评不上吧。但是现在从公布的材料上来看呢，那大量的东西都不是他的，也许这东西就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在科研成果中，这我比较清楚，就是大量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人的，那么到底是谁的，有时候确实说不清楚。文物也是这样，文物的判定就是你谁的。 地位高，那过去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特别爱蹭人家那种鉴定会啊，干什么去听去？一听，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最后，后来我就得出一规律，就是谁官谁谁谁头衔大。 谁德高望重，谁岁数大，谁最后什么说了算，别人就不好意思再说了。哎，这是中国的文化，对。所以也就是说，拿院士这个称号非常重要，因为拿来以后，其实很多其实是别人的科技成果，没错，到最后可能都署上的是我的名儿。对，尤其这种单位帮着你做的，没错。你单位的人就更不敢说话，为什么？你要考虑你后面的生计，对不对？你犯不上。还在中国还真是有这么一种啊，就是还是个尊卑。你知道，你比如说他们讲，你说台湾。 李远哲，嗯，是吧？就是说啊，这个尊卑，就是说啊，你呀是，比如说你你你是大科学家，你得过诺贝尔奖，嗯，你大物理学家，嗯，但是意味不意味着在教育问题上，我们也得听你的，你你的看法也很棒，嗯，你中国就包括你，比如说钱学森，钱学森那个时候就写信，然他都亩产上万斤，嗯，他他最兴奋，嗯，啊，这但是呢，你看，实际上你是一个呃物理学家，嗯。 可是你看，我们这个社会啊，有一种习惯。你我估计，你咱仨里边要做一院士啊，肯定咱聊什么都得听他的。 <laughs> 院士说的是吧？那肯定。你你你明白这个？甚甚至我我把这个再说一步啊。这本质上就像这个偶像，你们偶像崇拜，嗯对吧？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多了吧。关于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哈，我我觉得好像最起码我身边的这些朋友看一个人的时候还是比较能够独立的看他，就是说，比如说他在这方面有成就，我们肯定他；那他在另外一方面确实不怎么地，那也也该有负面评价的，也有负面评价。因为现在网络社会，大家都被，特别是你越是公众人物，你越是厉害的人，都越被扒得干净。不，是，但中国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现象。 就是中国的那个文化呀，是单向冲前不冲后的。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这一个人做官，我们简单的说这人一定是科长、处长、局长、部长往上走，他绝不可能当上部长以后退回做副部长去啊。他也不可能说当上部长以后我辞官为民的，这都不可能。如果你当上一个部长，甚至当上局呃不不不要说部长，他退一步就局长，你辞官去做民的话，评价一定是不好的，而且基本上都做不成。 那么，呃，嗯，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学者什么的，这些都是都是往上走，不能往回退。这是中国的一个典型的文化特征。这是特别大的单向的。对。他不像西方人，西方人有人做完市长，人一转身又到公司当 CEO 去了。是啊。咱们可能嘛？咱哪个公？咱不可能，咱觉得那是跌份啊！当去了，当那个什么独立董事去了，后来给骂下来了吧？ <laughs> 独立董事是退休以后啊，退休以后对吧？他不是说。 我辞职，就是我这个呃没有任何瑕疵的情况下，对、我们说的是瑕疵是什么？你说最近你被中纪委调查了，你中纪委说你跟宗书记说，干脆兄弟辞职不玩了，这不是这事儿，就是没有任何瑕疵，他可以。 不玩了，换一个，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在中国人来说呢，中国人肯定认为是官场是老大，对不对？嗯嗯。嗯。哎，然后商场肯定是低于官场的嘛。然后一层一层的，就即便说你在一个单位，你在一个单位当上了 CEO 总经理。 你绝不可能再去当副总经理，你宁肯辞职当一大白丁，你也不干这事儿。嗯嗯嗯。比如说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说你如果你官做够大，或者是你名头够大，所有的这个荣誉都归你。其实你想想，其他行业其实也会这样，包括国外，我觉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有一个有一个标准哈，你可以都归你，但是如果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责任是不是也归你？ 如果责任也归你，我觉得这是是一件平衡的事。比如说，这科研成果出来了以后，可能都署上你的名了啊。但是如果真的这些科研成果，比如说它不是成果了，它出了点什么问题。 你你在你上面有你的名字吧，但你也承担最大的责任的话，那这事儿就变成一件公平的事情了。那该该查你查你吧，该该比如说该你得负什么样的责任，你负什么样的责任吧。但问题是现在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荣誉归了你了，但是你是不是也担这个责任？如果你不用担责任，但荣誉归你，那这这事儿就变成特别不公平的事情。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很多的社会荣誉，你包括院士这个，更多的是社会荣誉。 嗯，你说他一个院士有多大权力？能就是弄什么项目都不是。一旦有了这个院士以后呢，他可能获得的获得的这个就是无形的好处会很多。他就是有好处，他没有，他有很多的好处，但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就是您您您听说过那个吗？就是比如说各省里啊，或者买那个书法家协会主席，不可听说啊，就是也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你买一个，他们说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啊，一个地区的吧，一什么一年。 嗯，翻本都能挣回来。对，他是这样，这就是中国特别，就是特别世俗的一个现象。就是你是一个副主席和主席，他价码不一样。就你原你字儿写的是一样， <laughs> 就你原来是个副主席，你那字卖不了多少钱。如果你是主席了，马上就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这这这在中国，一个是书法，还有绘画什么，就这些带有技巧性的。哎，不，这这是为什么呢？这因为我不懂。这为什么是我们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为官过去为官跟今天还有个不同呢。过去为官，首先你是一个文人，就是你文化程度不达，你学而优则仕嘛，你不学你怎么可能是为官呢？对不对？但是你像书法、画这种东西，难道不是一种艺术欣赏？你首先得是啊，现在问题所有的艺术欣赏都被标上价了，你得花钱买啊 你过去的我，你比如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现在一想起来都有点后悔。那好多大画家给我画，我都没要， <laughs> 就就是真的给。那你为什么不要？我当时，当时我二十岁的时候喜欢画，站在那画家身边看，你看上一天他就送你一个，你只要看上他一，因为你尊重他嘛，谁看他一天画画啊？对。看完了，你你你，他送你一张，你要说我还喜欢上，他再给你画一张都不算什么。对。现在可能吗？因为那时候画没有价钱。 没有价钱，而且这个字儿啊，真的，就是他们很多人就说说这个，你你你看好多这个当官的，你说他那字儿，他他他他写的好看吗？哎，但是呢， <laughs> 好看不好看不用说了。没错， <laughs> 就是就是这个，这中国也是一中国的文化，对，是吧？他真能，很多人收集这个东西，他特别是还还搞成大派。 牌匾就挂在哪里，类似于这种什么，特别是那种商业的那种地方啊，挂一谁谁谁写的字，它证明有人照了。这是一免死金牌，类似于说，你看这个，特别是大官写的字，放在往那一挂，我这那谁照着的呢？它是有作用的，有些是。这还真的就是就是说，呃，我记得是哪个啊？好像是。 那个苏东坡那个《寒食帖》呀，《寒食帖》《寒食帖》就是呃，在那个时候，我我我我记不清了，是不是这这一幅字哈？就是说传传传，比如说传到到后来清末的时候，就说让这个张之洞啊，就写这个字，他们都会有这个敬畏之心呐，就说哎呀，我哪够在这个上面写写呀，对吧？他会有这张之洞什么人呢？那大知识分子啊，他都会反而。 他不敢写，不敢在这个这个上面留字。对，咱这儿这个现在谁逮着谁写，谁到家了买，只要买来了，先盖一个曾经我家，咣当就盖上了。 <laughs> 呃，现在就这种事儿特多，我就看过那个让我说，就是。 真的是没有资格往上写的人都往上写了，盖上章。我说你，你要历史上查这人，这人是什么呀？ <laughs> 所以写史的人说，这是一捣乱的人，把这东西给毁了。所啊你就是从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下子大家觉得本来学术这一块，就像原来觉得学校这一块是纯洁的、干净的哈，学术这一块应该是非常严谨的。嗯啊，大家是最起码严肃的吧。 怎么一下被这事儿一闹完以后，大家看学术，包括现在听“院士”这两个字儿，好像都都都有点怪怪的，然后就觉得心里头有点……还有最后一线啊，因为什么呢？张曙光没评上，对， <laughs> 没评，哎，对对对，花了这么多钱没评上，对吧？这国之四维还还还还还在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这张曙光说啊，就是。 中国的文化，我还是说中国这个请托。你看最近台湾在讲什么叫官说？嗯，官说，官说就请人托人说，呃，说说相说情。其实你看张曙光说我呀受贿，他有四种情形。你看他说虽然有人请托，但是我觉得产品达不到标准，呃，所以呢这个高铁的利益会受损，他就不会答应。但是呢。 钱收了， <laughs> 这是一种情况。这这够黑的，就不帮忙，钱收了。然后第二种呢，有人请托，他也受贿，但他没有刻意去帮忙，而是顺其自然。事情到了我这儿，我顺水推舟，我这无为，这事儿就过去了。我这我不阻拦，对吧？好，第三种情况是对外谈判啊，他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是他觉得这个谈判中外方欺负民营企业不懂技术，这个他呢出面去谈是为了整个中国高铁的利益，是节约高铁成本。他认为呢，他这样谈呢，本意是为了国家，为了高铁。只不过呢，民族企业会感谢他，这这也是一类。第四种情况呢，他利用技术给请托人帮忙，当请托就是你知道吗？这还传帮带，就是说。 他觉得没达到标准啊，哎，我帮你提高你的技术，你达到标准了，我顺水推舟，然后这我再收你钱。你看这是多么微妙复杂的这种请托。那他第一种不是特别容易出事儿吗？他收人钱，然后还还没帮没帮忙，人家不记恨他呀？错了，他会评判这个事儿。第一呢，这类钱可能不会太大；第二呢，人可能后面还有求于他，对不对？对，这搭上一个关系了啊，这个。 他可能能评估风险，他收一笔大钱，什么事都不干，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这个人都会平衡这个。这里最难为的是第三条，就是在外方的情况下，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外方全在全到了中国，全变变味儿，就是被中国人给逼的。为什么？你看那个葛兰素，葛兰素史克，这回据说要罚他两百个亿，等于他三年的营业额。现在好像是还有几个外外国公司，这个医药公司都在调查嘛，因为你一看。 葛兰素史克，你就知道不可能，他单独一个公司是行贿的，对，就是给逼的。你比如刚才那第三条，就是他要保护民族工业的时候，就把那个外国人给逼死了，他就得想办法啊，外国人就得感谢他， <laughs> 设设法设法感谢他。对对，所以你看外国，我觉得是这个外国公司进来变坏的可能性都现在非常大。 就外国人都不会，那外国人横穿马路。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我怎么觉得我们水深火热呢？说的。